锵锵三人行，咱们林兆华导演好久都没来了啊！你不要看我玩笑。不是我觉得你越来越年轻。 特别是跟这个马家辉博士比起来，谁跟我比都年轻， <laughs> 应该这样说。对呀，按说当导演很累神的，尤其是戏剧导演，对吧？可是我必须提醒你，文涛，他叫林奕华，不叫林教华。这我说他跟我开玩笑， <laughs> 他心里想着林教。刚才我们在谈林导演，林林，对对对，因为我是说呀，我从这林奕华想起，最近我们还刚好在两岸三地。 跟你像北京是田沁鑫，嗯，林兆华，嗯啊，到了香港呢，哎，好久没见到你，你又来了，所以今天特别高兴。来呢，林奕华不是林兆华， <laughs> 林奕华导演啊，他是这个《梁祝》还有《恨嫁家族》，嗯啊，七月份要在香港演是吧？是是。哎，我发现你也是对这个婚姻呐、爱情啊特别有兴趣。 其实关系嘛，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觉得自己的价值，呃，多多少少其实还是跟从小被培养，以说你跟谁结婚啊，你跟谁交往啊，然后得到一个自我价值感啊。年轻人特别现在很在意的是别人怎么看他，然后他怎么看自己，所以这些题材其实还蛮受年轻人喜欢。你知道刚才我们在谈一个话题，我还在说，就是说你就是林奕华，你也编不出来，就是真实的事情。 是吧？一边说是这个什么一个导演的女朋友，当然是是第三者了，所谓的啊。但是到后来又被被偷拍了，被偷拍，然后香港头版又出现一个男子自己拿着枪自己就自杀了。结果到后来才把这两个连起来，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这个女朋友啊，原来他的父亲。 就是这个凶杀案兼自杀案的，嗯，这个这个这个主角嗯，哎，你说这个太奇诡了，我觉得这个剧情让你们这个导演看了，是不是也觉得荒诞？呃，我觉得其实我们也蛮习惯看某一些比较奇怪的电影，比如说呃，有一个西班牙的导演呢叫阿莫多瓦，他的有很多电影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，你想都想不到、匪夷所思的这些人物关系啊。这一次我觉得他。 当然，他在现实当中他是个悲剧，但是很多时候，如果你放到电影当中，他的这种荒诞，有时候也会是一种喜剧的题材啊。这个喜剧其实是让我们更加能反思得到，很多时候现实中被我们认为离经叛道的事情，其实有很多的原因跟结果结合在一块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。而且这个事情的那个诡异哈，还有一点忽略了，就是说，刚好这个女的最近拍完一部电影，快要演。 然后里面的剧情也是说那个那个女的亲人死掉，离奇死亡，然后就是刚好在他电影要演以前，因为坦白讲刚开始他被偷拍拍拖嘛，偷吃嘛，还有人那个阴谋论，是不是他自己放宣传哦啊宣传？因为他有新片出来。 OK，那结果呢？就刚好他父亲那个悲剧哈，然后就不可能嘛，你不可能为了你的父亲的，为了你的电影搞出父亲的悲剧嘛。而且当我们受悲剧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其实。 悲剧的不仅是这个女，也不仅是她父亲，嗯，还有被她父亲开枪杀死的她的邻居。那个空调工人啊，对，很无辜的，我不晓得什么什么理由，对，对，被他杀死，这整个是悲剧，非常荒诞的，非常而且黑色这个我，而且我从这个剧里边我还看出来啊，每一个网友或者说每一个生生生活中的每一个人，嗯，他也都是编剧。 嗯，他有这个戏剧感渲染的这个需要和技巧。嗯，你说到后来，我都有点看不下去了。就比如说，啊，这个导演的老婆呢，咱们这是马来西亚的这个著名女演员。嗯，啊，出来了以后啊，呃，她去看病。 嗯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拍的照片，刚好就是在打着吊瓶，然后就就有人偷偷在旁边用手机拍，拍下来。他说：“你看他难过不难过？难过，哎，他好难过呀！他难过的都，呃，那个好像是个胃病医院，说，哎呀，他一难过呀，胃就难受了，所以他要去胃病医院看。 <laughs> 但是那张照片拍下来，她老公在旁边看手机，你怎么知道人家看什么呢？说老婆痛苦成这个样子，老公还在旁边玩手机，嗯，然后又大骂他，嗯，哎，我觉得这个戏剧。” <laughs> 谁都有戏剧感。我现在觉得这个其实可以说是一种饥渴吧，因为大家都需要一些软件哦。很多时候我们说平台有这么多交友的平台啊，网络有这么多的网站，其实大家都需要用这些东西来填补啊。这些你可以说碗，你到底要有东西放进去才可以吃。所以我看的时候，我看到。 方方面面这种新闻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说创作它其实不叫创作了。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其实都是希望有谈资，所以这种谈资它就是用这种方法。当时我觉得有这么一件事情的话，大家可以，尤其是媒体的老板，应该乐一下子吧，就是不用担心，起码两周， <laughs> 高兴坏了，高兴坏了。没有，没有，你刚说有这个需要，然后就这样来做。有时候是倒过来了，有这个工具。 来优呃引导、引爆我们的所谓的需要，不一定有有这个需要的嘛，方便嘛。比方说我真的碰到我，坦白讲，我不排除我会拍啊，拍了我不会放上去哈。那有人放上去了，然后媒体当然是选那个照片，把它的创意哈，对，附加进去哈，其实是那个工具来引导我们来来来这样做。 那我因为我们以前谈过这这个题目哈，我说我们从正面来看嘛，当然是一个悲剧哈，很不好的教训。好的是说我我做了一个怪论，是说他教导我们怎么样。假如你偷吃了，要小心一点，哈， <laughs> 不要被拍到，不要被什么。哎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我其实昨天跟幼婷啊，呃，跟上回跟幼婷没有讲完，说那个因为假如大家学会了学到，你看人家偷吃被抓到了。 引发了一连串的悲剧，那我要学会啊，学会小心了。不是偷吃，而是偷吃要小心。那假如你真的偷吃，就没办不也不能控制你不偷吃嘛。你小心了，不被拍到了，就不会引发这个悲剧。可能这种媒体的报道啊，嗯，能够避免了很多其他的悲剧，因为你学乖了嘛。 <laughs> 你学乖了就不被爆，不被爆了，你的太太不会看到，不会跳楼，对吧？所以你要从正面那边。不，我昨天刚好也看到，呃，这位导演他在一个，他好像去呃北京，然后我刚好看到那些画面新闻，然后他就在呃镜头前面说了一些话，他也蛮有感触的。引道引子我也蛮有感触的，他就说他说。 他他一直在走，这些记者就在问他说啊，你现在打算怎么样？诸此类的，你对这个女的有没有什么就是交代？诸此类，他突然之间他就停下脚步。 他就主动的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以前呢，我拍这么多电影，大家要来报道的时候，大家都不管我。现在发生这么一个事情，你们都全部都跟着我走。”然后我觉得他这一个很人性的这个这个感觉啊，就让我想到刚才马家辉说的，其实也许这个导演他在整个事情当中。 就是没有认为有人认得他，或许他没有觉得说自己那么容易的呃成为这个焦点。他可能觉得自己不是名人，对，不会有人去跟他，对对对，对他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。 但是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然后他才知道说啊，原来还是有关系。没有，那这个我曾经指出啊，他的判断力太弱了。他是身高一八几的人， <laughs> 会有人看不到他吗？他女朋友穿个迷你裙，他女朋友也好像身高一六九还是一六八。 <laughs> 你怎么这么清楚？哎，我我都看八卦新闻的。 <laughs> 好有兴趣啊。对啊，而且对这个判断力，第一个非常错误，第二个有时候就是倒霉嘛。嗯嗯。就记得吗？ 好多年前有一个董建华政府前呃前任高官，非常高的高官啊，被拍到偷吃嘛。他是怎么拍到的？他跟小一个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女律师啊，去日本旅游去偷吃，结果呢，在酒店出来被拍到。 可不是因为他是名人啊， <coughs> 因为他是高官嘛，不一定有人认得他。嗯，他人家记者是站在那边等梁朝伟跟刘刘嘉玲，你好朋友 <laughs> 刘刘刘嘉玲出来，结果看到这个大叔走出来，诶，有点脸熟，是谁呀？不管先拍了再说。他 <laughs> 也听说是会这样的。对，拍了回去报社，大家来看，诶，是谁呀？ 那编辑那个主任啊，一看，我的天呐，那是特首办的主任啊，哦，马上马上发大新闻，哎，他也处理得好，马上好啊，第二天马上辞职不干，辞职呢变成我不是公众人物啊，我没有讲权，你们不要再报道我，然后老婆也表示说，对啊，老婆说，呃，他老婆打了一个比较奇怪的比喻了，她说我老公是一个好的花瓶嘛。 好的花瓶总是有很多花希望插进里面。哎呦， <laughs> 我们我们正常以为是相反的嘛， <laughs> 插进去这样。他说好花瓶被其他那个花来插这样，那事情很快就解决。当然他退隐了一阵子，后来再有出来重新。不，我有听说过是像刚才嘉威说的，其实倒霉这个事情也不见得说只是有没有遇到记者，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是不是最近新闻太少。 嗯，因为我有听说过，像这个拍呢，不是前两天拍的，他可能已经拍了一段时间了，他就是存档在他们的图书库里面， <laughs> 然后等到没有新闻的时候他就出来。所以如果当天或许早几天他一直都有别的新闻的话，也许不会那么快排队排到这一边，因为毕竟其实也是个消费的一个。那那这个人一定不太聪明嘛，你有可能拍到梁朝伟偷吃， <laughs> 放在资料库不报吗？所以你说你说要。 拍到这个导演，还要把它放到一个最大的那个版面的话，可能当时最被需要的其实就是谈资。哎，而且你发现没有，这个谈资，其实所以我说，为什么这个人呐一谈这个性道德，我就觉得很可笑。嗯，我为什么啊？因为有做新闻做了这么多的年，我曾经以为。 早晚有一天会烦了吧？老是讲不会的，老老是讲我都烦了。就其实我最爱看八卦，我现在在看到近近几个星期以来啊，我又看见啊拍见他怎么样了，老婆又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我自己都觉得好吧，你们要对这个感兴趣，但是我真想问问你们，真的不觉得腻歪吗？天天就就就看这个，可是事实告诉我们，这个东西真是常报常新。你只要是性，嗯，你发现没有？ 所以，这就从这儿最可以看到人呢，嗯，就不要把性跟道德扯上太大的关系了。你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个，否则他就不两岸三地，哎，你看北京，我们知道了，北京狗仔队最近拍的什么？嗯，然后你看香港狗仔队最近拍的什么？你知道台北最近最火的新闻是什么吗？台北最近最火的新闻是一个女的，画漫画的好像是叫弯弯，弯弯对，这个弯弯呢被人偷拍，但是她呢有这么一个相反，嗯，她是刚结婚。 <laughs> 婚礼完了十二天就被拍，不是她老公偷吃，是她跟小男友被人拍。嗯，两岸三地何其相似，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不做恨嫁家族， <laughs> 不是宣传，而是真的对我来讲。咱们先广告宣传一下，湘江 <laughs>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好，你接着说。 呃，我们广东人把“恨嫁”那个“恨”字，其实它的真正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很渴望的意思嘛。就是，但是同时在这个渴望的背后，为什么要用“恨”这个字啊？对对对，它它其实是有一种，你可以说嫉妒，或许是有一种。 负面的一种能量在后面的，所以就是希望一件事情发生到一个地步，其实有一些负能量都已经出来，所以叫恨嫁。所以你把“恨嫁”这两个字，呃，说在比如说呃上海、北京，他们大概不了解哦，就是为什么这个好像听起来是一个正面的东西，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效果。是。所以你刚才讲到说啊，好多这些跟性格道德呃拉上关系的这些新闻，对我来讲背后其实也是有一些恨的意思在里面的。 你说的太对，所以大家其实喜欢看的，我倒不觉得是性这个东西，而是在得不到的那种快乐背后的那些恨。那当然，性在这里，我觉得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。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其实觉得这个有没有关系？要说大家对这个关心，浅层次的来说，那么是说娱乐嘛，八卦嘛，我们很感兴趣。但是你，但是我有时候会发现啊，比如说当你在热恋之中的时候。 你在热恋的时候，你会对这个兴趣不大的，没时间看。对 <laughs> 对对，你你知道吗？那你什么人兴趣大？我有时候想起呃，周边的朋友哈，哎，什么人最爱八卦别的朋友？嗯，你就看啊，他往往是这方面缺乏。嗯，那这个而且这个这个性啊也是一种资源。嗯，对吧？不光金钱是资源，嗯，那就是有些人你多吃多占。 嗯，大部分人还要当光棍儿， <laughs> 找不到一个想找的女的，找个老婆是个丑八怪，对吧？那那你说他，他看见这个，我觉得这里头也有负能量。 是是是，你就像那时候说什么刘强东啊，什么奶茶妹啊， <laughs> 你看那个网上后边的跟帖，我觉得那个抒发的基本上都是对奶茶妹的性欲， <laughs> 就说我们都想搞她，哎，怎么你搞了？就是这不就是这个吗？ <laughs> 所以你刚才说到那个高度啊，或者那个那个东西，我觉得他是外在的条件，但是如果他今天是个编剧，可能又不会像是一个导演那么的受到那个关注，因为所谓大家都是幕后的人，但是编剧的权利跟导演的权利。 就差很多了。导演是很特别了，像不管拍过几部电影，电影卖不卖座，哪怕是一部哦，啊，一辈子都有人叫碰到你，哎，窦导演、窦导、领导，机会啊什么？不会永远见到我叫马作家，不会，不会了，你那个一辈子是这样。可能会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。 呃，可能吧，可是外国也是嘛，你拍了一部片。direct。作家，你写过一本书，其实大家还是会蛮尊重。可是他不会叫你马作家这样子啊？对。然后那个，可是那个那个，我觉得那个八卦看起来的确好看哈。那可是也不用，我应该从正面来来看哈。越多这种的八卦新闻，最好更多更多，最好当然是不要报我哈。哈哈哈哈哈。呃，这八卦新闻不了。 因为啊， <laughs> 因为因为我们每一次看呢，就觉得说，其实他的道德的重量啊。 就会减轻、减轻、减轻。你说的也对， <laughs> 不，大家这样看起来是好玩，甚至觉得有点，就说来爽嘛，说来这算连骂的人呐，就是不管为了什么奇怪的理由，在网上骂，哎呀，贱，不道德，这个那个。只是口头的。对，只是骂来好玩，就是说自我形象的自我安慰哈。是。你要不断爆，把它弄稀了、稀薄了。而且呢，就是两个层面的真实啊，都有。 一方面你可以说大多数人是愚昧的，是吧？是狭隘的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我过去很不相信“公道自在人心”这句话，可是我现在看呢，有些这个八卦呀，它也起着一种促进人们改变观念的这个作用。可能它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。它经过你比如说啊，呃，你不能不承认，就是从当年的这个艳照门之后，虽然是那么充分消费了一通，但是好像因为这个事情啊，更多的人开始知道一些。 个人照片的隐私这么一个概念。另外，你比如说，就像某个演员去嫖娼，你看，你最后发现呢，不管大家怎么飞短流长，嗯，可是到最后啊，这里边有一种人性的理解，嗯，就说他一个单身男子，嗯，他要解决他的生理需要，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嘛，嗯，尽管也不光彩，哎。 你会看到这个，这也有某种公道自在人心。这我都有个问题想请教，就是说这种，我可以把它称为一种虚伪嘛？就是说，当大家都放在桌面的时候，我们要骂。 但是其实离开这张桌子的时候，我们都有理解， <laughs> 啊，以致可能我们现在见到这个导演啊，我们也不难发现有人去找他签名也说不定，就不会马上只是用他这一次的偷吃啊用来去判断他整个的人格哦。所以媒体到底是在扮演一个什么的橱窗呢？哎，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。我另外同时我感兴趣一个问题啊，很相关的，就是说大家你意思是说大家公开做，作家那边可能会骂，私下理解。 我觉得这部分啊，关于爱情、婚姻、什么性哈，这个是非常的有，我还是想不通。就是说我碰到很多知识分子哈，不管是大陆的、台湾、香港，都跟他讲说：，哎，我们来推动改革婚姻吧。嗯。比方说，推出抛出康有为的方案，每五年续约啊，我们结婚。 <laughs> 对啊，康有为啊，一百多年前已经写了，他不敢拿出来啊。OK，呃，结婚五年续约。 不然就自动无效这样的等等很多不同的方案啊，甚至我鼓吹立法禁止结婚嘛，谁结婚就抓去坐牢哈，罚款的 <laughs> 等等。我们最近梁祝里面也有这个，就只能结拜不能结婚。对啊，那那 OK，很多大家都痛骂婚姻什么不人道、不人性、不卫生等等等等啊。OK，那我就说哈，我们来联署吧，签名吧，大家不 k <laughs> 可是这些知识分子那个那些读书人很好玩，我说哎，我们签名环保吧。 好好签，争签名争取什么自由民主法治，好签签签，好什么都肯。一谈到要签名改革婚姻啦什么，他们自己婚姻也可能非常不愉快，非常痛苦，非常这个那个哈，就不干，不愿意公开。我不明白那个保守性在哪里，他们那个考虑的是什么？这个有趣，咱们去一下广告再谈。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而且也很有意思，你会看到， <clears throat> 媒体就是一个你们戏剧的舞台一样。嗯。 这个舞台啊，第一幕拍到啊偷情了，嗯，然后呢，你看第二幕就是道歉，嗯，我现在看这个两岸三地，啊，一个个三部剧，哎呦，全都好，都很爱道歉，是吗？ <laughs> 是这个道歉，哎，我不需要他给我道歉。 嗯，我我作为一个读者，我觉得他没有伤害我什么，他不，他他他为什么要需要跟我道歉呢？嗯嗯，我觉得他们用这种方法有点像刚才呃，佳辉他有提到说为什么不签名啊？嗯，我觉得是跟传统的男性形象是有关系的啊，因为如果你说环保啊，你说所有这些东西，你那个英雄形象还是蛮鲜明，但是说你对婚姻这个东西有保留的时候，就会让大家觉得说，哎，好像这么几千年来，你作为一家之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心。 是不是也动摇了？那如果没有这个角色的话，你要扮演一个新的角色的话，你要提得出来。所以那个，如果当这个新的灯塔没有给立起来的时候，男性可能真的不太知道说他应该投向哪一个衣柜。没有，我我这个还是没没有想通的，因为我刚说签名环保这个争取这个权利那个权利哈，哎，那需要有代价的。我签了这个可能被抓、被监控、被这个那还是英雄啊？啊，他们很敢啊，就。 可是签名改革婚姻啊等等，他们不干。他看不见那个。他他不怕被抓坐牢，他怕被老婆骂，怕被什么其他女人骂。我觉得这中间或者是他他要面子。对，嗯，那他他觉得这种事情很没面子。对，可是那个那个他您因为中国因为这个，其实我现在发现不光是中国人，我现在深深意识到中国人说什么都特别聪明。你比如说中国人讲色字头上一把刀，嗯，哎，这个没有什么道理。 可是我具体看，嗯，你不能不承认，它就是一个事实。嗯，这个你看看现在出事儿，包括美国，你包括克林顿，嗯，是吧？你包括法国人这么开放，奥朗德一样也是灰头土脸。但是你都会看到， <laughs> 为什么总会在色这个问题上？ 我我我觉得，因为他本身就有吸引力，因为你作为一个一国的元首哦，他其实真的就是对很多人来讲是性感的象征，啊，你坐在那个位置的话，大家觉得说你怎么去呃表达自己？比如说我们大概不会知道说啊剧本其实写好了在那边，但是我们就看到奥巴马，你就觉得他特别潇洒，特别有吸引力。我觉得这个是会，所以他才应该有个小三儿，搞他才 <laughs> 有吸引力， <laughs> 很多人喜欢他呀。是啊，那 <laughs> 别说那么多了，我们来联署吧。 联署什么？啊，联署个改革婚姻，改革着，不干先回家先回家问问你太太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， <laughs> 马上连你们都不肯